一般是指企业、事业单位在社会公开场合、校园等场所开设与宣传、拓展及招聘相关的主题讲座。